课文三，在超市门口。我有点饿了，我们进超市买点东西吧。好啊，这家超市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，一块只要二点九九元。我们买两块，回家吃着蛋糕看电视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再去买一些喝的。喝着咖啡吃蛋糕，太好了。 生词：饿、超市、蛋糕。